对薄熙来，其实还是很夸赞这个徐明这个人，觉得他比较牢靠吧。风波里的茶杯，还声于民。主持：郑家富、林旭华。早晨啊，早晨啊，林伯，哇，即系呢度冷气咧。

任何嘅制度里边都可以有啲喺细节嘅魔鬼，我哋要揾嘅呢，就揾一啲适合香港我哋而家呢个政局嘅嗰个制度。徐明为你和呱呱制作这些费用，薄熙来知道吗？嗯，应当知道，因为关系比较熟悉。对薄西来确实还是很夸赞这个徐明这个人，觉得他比较牢靠吧。